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十一集。云梦寒的灵刀即将落下，突然被一道霸气的红光打散，紧接着，他纤细的手腕被一个男子牢牢握住。 于梦涵，你疯了！你在做什么？洛寒和红衣男子齐齐把视线移向新出现的男子。这个男子身形高大，衣着华丽，五官自然不算丑，可是和林青霄比起来，那就落于粗犷。可是他气质霸道张狂，倒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在。红衣男子悄悄问洛寒：“这是谁呀？”林崇月。 洛寒小声和瓜友分享背景知识：“这位是林青霄的哥哥，前面那位是云梦涵他俩的小师妹。”红衣男子了然，兄弟二人争一女，这个剧本精彩。他感叹完后，慢慢觉得不对，这几个名字为什么听起来熟熟的？林，莫非？嘘，洛寒嘘了一声，示意他安静。 林崇玉只是一时不察，就不见了云梦涵踪影。他赶紧用法器追踪，刚找到他的踪影，就看到云梦涵用灵力化刀要往自己的脉搏上切。林崇玉吓得魂飞魄散，立即飞过来阻止他。林崇玉险险拦住，后背都吓出一身冷汗。他缓过来后，立刻大怒，用力拽着云梦涵的手腕，把他拉到自己身后，厉声呵斥。 云梦涵又是委屈又是痛心，眸中雾气弥漫。大公子，我是为了给二公子赔罪，这二公子能消气，我便是把这条命舍给他也无妨。林崇玉听到云梦涵的话，终于把视线投给其他几人，也终于发现他的弟弟正站在不远处。 林崇玉的表情很快变得冷淡，口吻也十分生硬，和刚才对着云梦涵判若两人。是你，你原来还活着，你既然没事，为什么不报信给家里？你知道这段时间，父亲母亲为你操了多少心吗？刚才云梦涵出现的时候，林青霄就知道其他几人肯定在不远处。 雷劫那日的一切又仿佛浮现在眼前。天雷降下的刹那，所有人都扑向林崇玉，生母和养母不顾性命挡在林崇玉身前，父亲祭出本命法宝为林崇玉挡雷劫，连林崇玉的舅舅林山素家家主也扔出一件又一件法宝，为那个和素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挡下滚滚诛魔雷。他们甚至没有想到。 林青霄也在，这几乎成了林青霄的心魔。林青霄从深渊落下，昏迷前最后一眼，就看到众人站在山崖边，彼此交谈，可没有一个人有意向跳下来救他。林青霄闭上了眼，任由自己坠入黑暗。只可惜他没有死，他竟然还活着。 林青霄其实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可追求的，他甚至不知道这个荒诞又失序的世界有什么存在的意义。曾经他一心想着修炼，他以为等他足够强大了，这一切就会不一样。可惜事实证明，并不会。林青霄虽然还活着，心却早已经死寂。如今的他，无异于一副行尸走肉，只不过…… 洛寒救了他，他要求他保护洛寒一千年。林清霄难得得到别人的好意，所以不忍拒绝，也不能拒绝。林清霄以为这是最好的结局了，他保护洛寒一千年，等到他有足够的自保之力，他就可以放心地从这世上消失。而曾经那些故人，相处时总是痛苦多过快乐，之后也就不要再相见了吧。 就让中山之人等他死了吧。然而上天不肯放过他，林青霄在这里又遇到了熟人，还是他曾经以为的唯一对他好的人——云梦寒。林青霄记得云梦寒当日哭得双目通红，浑身颤抖，那根纤细的手指就那样颤抖着、痛苦着，指向了他。 林青霄立刻在心中念清心咒，好不容易在神域中压下的心魔，此刻又有抬头的趋势。林青霄告诉自己：不要听，不要看，不要理。他已是个死人，现在行走世间不过是履行最后一份责任。但是，事与愿违呀，他避之不及的人，非要一个个出现在他面前。 等到林崇玉指责他为何让父母担心时，林青霄的心魔险些当场失控。他觉得可笑，他百死一生，好容易从绝灵深渊爬出来，他的这些亲人们从没有动过寻找他的心思就罢了，见面第一句话竟然是质问他为什么不告诉家里，让家里白白担心这么久。林青霄双眼望着前方，再一次。 平静又认真地想，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？是他想错了，还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错的？云梦涵已在林崇玉身后，见林清霄看都不看他们，又痛苦地涌上眼泪。二公子，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们？你要怪就怪我好了，不要迁怒夫人和大公子。我当时。 <laughs> 我当时应该陪你一起掉下去的，梦儿。林崇玉不悦的呵斥了一声，回头看向林清霄的目光已经殊为不悦。绝灵深渊寸草不生，百万年来无人生还。你掉下去是事发突然，我们没来得及拉住你。等你落下去之后，父母也想过救你，只是父亲是中山家主。 母亲是一族主母，他们两人举足轻重，总不能为了救你而亲身涉险。还没等我们商量出办法，深渊就已经消失，我们更是有心无力。林崇玉说完，紧紧绷着下巴说道：“好在你并无大碍，既然已经平安出来，就回家吧。”回家吧。林青霄平静的想：“回家做什么呢？” 继续任劳任怨，勤勤恳恳的为中山的事业添砖加瓦，最后让父母的宠儿林崇玉继承，从此他们一家人团圆美满的生活在一起。他们究竟把我当什么？林清霄不说话，神情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完全是林崇玉于无物。你，林崇玉出奇愤怒，碍于周围还有其他人，只能忍着气喝道。 哼， <laughs> 不知所谓。莫非真如梦儿所说，你对家族有怨？云梦寒已经泪流满面，心口痛得简直无法呼吸。二公子，你连我也不理了吗？你以前从不会对我这样的。如果你怨我恨我，你说出来。 <laughs> 我要自己憋着好吗？ <laughs> 我说我会舍命救你，虽然你现在已经安全了， <coughs> 但我说到做到，这就把这条命赔给你。云梦寒做事又要割腕，林崇玉心疼的不行，自然用力攥住他的手。 云梦涵一边哭一边挣扎，你放开我，我要给二公子陪命。林清霄。林崇玉冷冷的看着林清霄眼中的怒火毫不掩饰。你这就满意了？是不是我和父母也要为你赔罪，你才肯甘休？洛寒实在忍不住了，说道：“省省吧。” 他还一句话都没说呢。洛寒突然说话，把云梦寒和林崇玉的目光都吸引过来。他们这时候才发现，原来林清霄身边还有一个女子。或许并不是才发现，而是一直懒得注意。洛寒面容和身形都隐在木篱后，悠悠道：“割腕也好，赔罪也罢，一直都是你们俩在上对台戏。自从你们出现，他和你们说过一句话没有？” 他都懒得理你们，你们还不依不饶的往上贴。红衣男子简直忍不住给洛寒比一个大拇指啊！他以为洛寒和他一样是围观群众，没想到洛寒毫无预兆就加入战局，还以一挑二。林崇玉含怒看着洛寒的目光宛如针芒：“你是何人？林家的内务，你有什么资格指挥？”林崇玉毕竟是天仙，盛怒之下威压自然铺开。 周围许多修为低的人顿时面色发白，破人的威压沉沉笼罩下来，几乎让人忍不住想跪地求饶。修为低的灵仙、散仙都受不住，更不必说没有修为的凡人了。洛寒当时就感到心口不适，他正要调动天道面板反击，忽然身上压力一轻，随即另一股冰冷又强大的威压从身后爆发。 是林清霄。威压是上位者御下的手段，谁的拳头大，谁就更有道理。林清霄的威压直接冲着林重玉而来，林重玉身上还有天雷留下的伤，突然被林清霄的威压冲击，当即受不住，后退了一步，嘴里涌上一股血气。林清霄的目标非常明确，并没有伤及无辜，但是围观的人都是修炼者。 威压放不出来，判断谁强谁弱还是可以的。众人哗然，一个人忍不住说道：“哎，刚才那个人不是哥哥吗？修为竟然不如弟弟！”啊。说话的人声音很小，然而在场都是仙人，个个耳聪目明。林崇玉皱眉，脸色铁青的看向林清霄。林清霄也冰冷的回视他：“他是谁与你无关。” 红衣男子在心里啧了一声。我原来以为是两男一女，现在才意识到是两男两女。他赶紧去看云梦寒的表情，果然，他渲然欲泣，眼中的水雾更多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。